锵锵三人行，哎呀，这个几天前呐，我终于离开了北京。当我这个飞机啊飞上云层，飞过飞出这个雾霾的这个盖子哈，好家伙，飞上这个万里晴空的时候，我觉得啊，我终于逃离了这块地方啊，终于逃离了。然后来到香港。 哎，天气晴好，我觉得真是我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可是来到香港的第二天，我发现也比较雾霾，而且我好像一闻这个味儿啊，我能觉得出来。 这就是大陆的雾霾。你呃，哎，我好像认识他了，你知道吗？就是某某种直觉，我觉得这就是那儿来的。所以呢，阿姨带来了，我就深刻的感觉到我们这个中国古代这个世世世人哈，他从所所说的，岂能独善其身呢？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你想当陶渊明，哪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对，对吧？没错，你你大陆要来香港旅游，大陆人要来的话，还要拿一个什么？ 呃，一个一个一个证是吧？一个自由行啊，什么要申请？对，雾霾来是不用申请的。 <laughs> 而且就在凤凰卫视这个大埔这个场边上这一段啊，对，吐露港这个边上，就以前徐老师你们住的这个地方啊，这是香港其中一个雾霾要是来的时候比较严重的地方。是吗？ <laughs> 吐露港啊。吐露港，对，它很集中的吹在这。另一块呢，就是大屿山的东冲，就是机场那边，那边是最严重，这边是第二严重。 这个这几天很多人在测试 P M 二点五嘛，全部都超标嘛，所以啊，所以现在他们说穷者兼济天下， <laughs> 达者独善其身。 达者移民加拿大你要你要 <laughs> 独善其身，就得非常达。你得了嘛？加拿大都关门了。 <laughs> 加拿大 <laughs> 整天忧国忧民的人，其实是没有办法。你才。没错，对对，穷则穷者兼济天下。达则这个这个独独善其身。我就说，人家加拿大也向你投资移民关门了，你听说了吗？人家说呀，我们当时设想着这些投资移民为加拿大做贡献，这几年发现这些人呢，什么贡献都没有，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就是这。 这样吗？你不能为当地创造这个这个价值，所以哎，就说这个雾霾，最近这两天我给你看个照片，你看看上过咱们节目的这个张召 <laughs> 忠教授，对对对对，张教授说了雾霾啊，张教授过他这个话了，对，我要为他说句话，现在这个很多人就是一炒作呀，就说他说的，他说美国这个激光是误会，激光武器怕这个中国的雾霾，他说雾霾 PM 二点五只要。 他就说，相当于什么？里边有金属小颗粒。他说，只要 PM2.5 达到四百、五百、六百。 你这个激光武器原本你能打十公里，你现在连一公里你都打不了。你到了我们国家，你就完全无所事事这是国防部，原来这是国防部的最新科研项目。这就说是深谋远虑，我们国家这比你以前黑龙江那个大桥那个要高级，全局化的多了，对不对？但是我认为这个媒体 <laughs> 对张将军又一次的断章取义， <laughs> 了因为真惨了，张将军。 张将军这个话说的没有错，是张将军就是个认死理儿，是吧？他就是那一集节目谈的就是激光武器，嗯，那么他就说你这个雾霾，事实上是影响激光武器的穿透性，对吧？但是你看今天的媒体很明显，他就把这一段拿出来，对，我主要是他是要解释激光武器会有什么障碍、有什么局限，让他说到遇到雾霾他就行不通了。但是今天大家把它理解成张将军说的好像是中国有雾霾。 全全是为了要防美军激光武器， <laughs> 那现在就不关我们河北的那个厂啊。现你知道，实际现在要叫我认为啊，这个政府未必知道怎么办。为什么？但是就是病急乱投医，就是说啊，呃，其实中国政府我就觉得啊，压力非常大，因为依着这个雾霾啊，第一个国际形象。 你都飘到韩国去了嘛， <laughs> 对吧？ <laughs> 韩国说什么中国的什么都是韩国的，但是中国的雾霾他倒不承认，是吧？他就说这是你中国的。好，一个是国际形象的，哎，真的。 你知道这个日本的那个日本也有海啸，日本那个海啸上面造成的那种呃垃圾啊，像一个巨大的一个垃圾岛啊，放射性的已经飘到美国海岸了。对，你这个有时候这就是国际性的，这个这个没有办法。当然我这说岔了，我就是说啊，一个是这个问题，再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雾霾啊。 那天咱们就讲乌克兰的老百姓，对吧？个个都是暴脾气，他根本他对这个什么不满意，他等不及，你知道吗？ <laughs> 他就出去上广场了。但是中国老百姓虽然比较内向，可是中国的这个这个领领导们，你看着他这个压力非常大，就说这个这个雾霾一定要解决。但是我看了看，就到南南锣鼓巷去了。 呃，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同呼吸啊！这是为了粉碎啊！这个以以就是以前讲这个同呼吸共患难呐，现在才明啊，同呼吸共患难，嗯，所以现在才知道这句话的意义啊！对对对，就共患难就是要同呼吸啊！同那当然了，跟人民群众同同同同同一样的呼吸，所以呢，你知道现在他们，我认为就是压力非常大，压力非常大。 太想明天就解决了，嗯，可是这个问题我还真的就是说呀，就是说，就是说我不是说帮政府说话，嗯，我觉得这个事儿，嗯，是十三亿人的事儿，嗯，他你怨政府，他他一时半会儿一个星期，他能解决了吗？神也解决不了，你他怎么办？但是你知道，从他的行为，你看，我看我们河北省，你知道现在在干什么？关钢厂，钢，这个呃一就这这这几天呢，呃，这个督导组查着。 那个钢厂关了没有？炼钢炉关，什么化工厂关？然后所有的这个混凝土的这个这个这个停。然后你知道吗？它这个里面有个经济链条的问题。嗯哼。人们讲了。对呀。百分之三十的炼钢的生产线都关了的话，那么过几天呢，钢的这个价格呀，就会上升啊，就会有呃有就就会有变化。嗯。这个变化你又不知道会带来一个这个链条上。 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到时候又引起房价上升。 <laughs> 而且问题是关了呀，关了去，听说关了百分之三十，但是呢，越来越严重啊，这个东西有点神乎莫测，你知道吗？其实整个雾霾的形成，它其实只是我们中国过去三十年来这种粗放型的追求经济增长的一个最表象的结果。其实还有很多看不到的，我们的水污染、我们的土壤污染，其实都非常非常严重。所以雾霾是最能够看到，你最能感觉得到。 但这个东西呢，由于你过去三十年来的发展带回来的，就是这些，这也是一个副产品，是个代价。我们富强了或怎么样，但是副产品，对，你以为能够一两天、 <clears throat> 三十年种下来的一两天能够收割得了，能够清清理得了吗？根本不可能。但是政府基本上最基本要有一个责任，这是老百姓没法做的，就是你得专花大力气去科学研究，导致把它原因先搞出来吧。现在连这个原因，我我我听来听去是两个锵锵三人行。 怎么讲？第一个三人行是讲这个雾霾的原因啊，是有三个人，一个是呃就进风，嗯，就是说什么会有雾霾呢？就是没有风，嗯，第二个是逆温，嗯，它是进风，我是逆温，第三个是污染，嗯，但是这三个就像我们这个这个三个原因，到底谁的比例是多少？因为两个是自然原因，一个才是人为的原因，嗯，那我们当然只能管一个人为。 那这个这个人为的原因又是一个三人行，三分之一是怪汽车尾气，嗯，三分之一是怪怪那个煤，就是煤的能源造出来，嗯，另外三分之一怪其他的工业污染，嗯，就中国老话嘛，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就没水喝了。 就是因为有这三个原因，而到现在还缺乏很科学、很足够的证据来认为这当中的百分比到底多少。对，那么因此呢，大家都觉得不是我的责任啊。一个人说我在小区放屁啊，那个说你关了关的广场也不关我事啊， <laughs> 那个就是说，现这个三个基本上我现在还没听到第四个特别大的原因。嗯，就这三个原因。对基本上是这三个，但是问题这三个东西呢？ 不也不是，就算我们还不能够掌握到其中的准确的关系或者比例啊，其实还是有解决方法。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看看为什么今天搞成这样。我觉得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镇发展里面、工业发展里面有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什么呢？你大城市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今天不是很多人都说，啊，我们污染的这么厉害，因为城镇化的结果。嗯，这是错了。城镇化才会让环境变好。 不是让环境变坏，为什么呢？假如我们今天想象，我们中国人全都放弃大城市，全都回到农村，那个污染一定比现在还厉害。你怎么样才能不污染呢？所谓回到农村，就是过回以前的人的农村生活，那比较不污染。是什么意思？不要烧煤，不要用电，不要开车，你就坐驴坐马那样子，那就不污染。但是我们今天带着这样的生活方法，还要回到乡村的话，那污染会更严重。 城市化为什么？今天很多人环境专家都在讲，城市化才是对环境好的方法，因为它节约。大家最有效的密集聚集群人口的时候，你生活半径集中相对少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环保方法，比如说减少汽车量，用公共交通工具。现在欧洲不都是这么做吗？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啊，就是骂政府很容易。但是呢，你比如说他们一说啊，一说这个汽车尾气。 就开始说啊，都是那个什么叫什么公务用车，其实也不是，大大更大多数的是私家车的增加。那么就有人就说了，说为什么说这是这种雾霾的问题啊？这是这是全人民的事儿啊。就是说，你愿意不买私家车吗？你然后说你愿意少用空调吗？这现在涉及到你很切身的问题。汽汽车尾气的问题。 最重要的不是限制车，当然限制车也应该，嗯，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改变我们的那个炼油、燃油啊，炼油的标准，嗯，也就是说，这个中中石油、中石化的责任，对，中国的这个香港的最普通的油，嗯，等于内地的九八，但我觉得明白没？这九八以下的，你九七啊、九五啊，所有的油的标准都远远低于国际标准，是，所以这个炼油这一环是尾气的。 我我估计中石油 <laughs> 的新领导班子需要先适应一下情况，才能顾得上这事儿。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是你知道，我前一阵在这个北京啊，我也有一个这个难得的体验，你们都没在，就是你这么一看呐，觉得啊不是人间。 就是整个天堂，不是他们有人，他们有人形容是，当然有些悲观论调者，他们认说是核爆之后，就是有人形容是核爆之后，哎，我觉得也不是。不是你觉得北京变得像庐山了？不，我觉得像是未来的某个星球， <laughs> 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我不抓就这个百叶窗，我扒开一看呢，我都不敢时间长看，看时间长了呀，我会有一种那种什么感觉，又神往又有点害怕，就是，哎呀，觉得这个不是人间呐。 不是人间的，就是影影绰绰。那因为那个大楼都是几何的，都是那个直线条的，咔咔咔。然后那个，你知道，一雾霾有个好处是什么呀？干净了。对。所有的脏东西看不见了。对。 <laughs> 你知道吗？就是朦胧美。原来北京的大街很脏的，但是你现在看上去啊。 不脏了，对，这空气脏了，所以街就干净了， <laughs> 看着。哎，像未来世界，或者又像是到了那个异次元时空，就是另一个时空啊。你是觉得你是从审美上讲它的好处？我是从非常实际的，我发现中国的老百姓啊，这次有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真的值得称赞的一个统一行动，对于雾霾的，就是今年的春节放烟花少了。 啊，就是放爆竹啊！多少年宣传说要失火啊，要有不安全啊，什么什么，你怎么讲都没有用。这次，无论是上海，无论是北京，他们很多人碰到，真的就是少，大量的减少，自己受不了了。真的，真的很多人就是说，在自己，很多人就是对家里的人说，就是说，你们要放放，我不放了。 就是这么狠，小孩一定吵着放，那你就老人帮他去买了就放，很多人自己就不放了。当然还有人开玩笑说放什么放，放了也看不见。放了放了，光听到声音，放了也还不如弄个手机效果。但是你知道哪有一个这么广泛的民俗啊，能够这么大家自觉的把它受到一定的限制？移风易俗啊，你讲什么都没有用。雾霾起到了这样作用，这是叫我。 非常震惊，这是全民也不一定无形当中的一个共识，也不一定是雾霾。我认为从这个人类住上楼房以后啊，呃，放鞭炮就在逐年递减，就是放放炮本来是农村专门住平房的人过想过很多方法要多少区域里边禁止，什么就是不能放，但怎么禁都没有用，对不对？你越下禁令，放的越缓。我记得至少上海是这样，多少里边不能放，结果放了缓，只有 就是刚刚过去的那个春节，哎，这是安静的春节啊，相对来说。哎，我们北方还是，我还是就是大年初几啊，还是听见放。村子里头。这不也不是啊，我们石家庄啊， <laughs> 我们石家庄，我们石家庄 <laughs> 又放放放的挺好，不是放的挺好， <laughs> 放那就关了钢厂就来放炮。对对对对对，难怪海雾但不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什么呢？ 这个有人说这个这个谁呀？是崔永元不是说过一个说那个私家车说有人说私家车制造的尾气， <laughs> 他说就像在小区里 <laughs> 放个屁啊啊。其实他这个话有人家说了说的也不对，就是不要太小看私家车没错的尾气对空气污染造成的这个全这个分量。所有所有的人都走出来在小区里放屁，那也挺厉害的。但是我就觉得春节放个炮啊，像放屁， <laughs> 就是说，而且呢，有的时候啊，你知道他们就说呀，很晦气。 这个这个这个过过年之际啊，有的人是觉得啊，这个很闷呐，或者样样事情都不顺呐，有的时候心理上啊，他需要崩一下，需要炸一下，个放一下。这个不一样，哎，不呃，一点都不矛盾。我个人觉得春中国春节保留这个放鞭炮习惯很好。嗯，我只是非常惊讶，这次大家有这么不约而同的一个。 减少量，我我不知道呃石家庄怎么样，但是上海是石家庄。一方面，还是在放，但是另一方面，全国据说全国第一起，石家庄市的一个公民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就雾霾向政府索赔，索赔一万块钱，嗯，这个前边法院好像 <laughs> 纷纷不受理，最近好像有个法院都开始处理他这个案子了，哎，我问你，我觉得很难吧。 你不觉得吗？因为现在问题是我们刚刚就像我们刚才讲，雾霾确定的源头是哪里，你都还很难追究。对对，你你这时候你怎么能够说这是政府的责任呢？那说不定你最后要告到全中国十三亿人其实都有份，说不定。那是不是大家一起出一块钱？我我我们刚才讲，我们刚才讲了三个和尚的分担，那这个三个已经分不清楚了。而且这个当中的研究，我我也可以在理解它的难处，就是说你得出什么结论？ 那个产业链就要受巨大的损失，嗯，对不对？假如你说燃油，对，我们现在假设说是这个燃油提炼的这个问题哇，那你想这个钱了多少钱？钢厂那欠了多少钱？煤，这个北京的供暖设备，对不对？全部是烧煤的，这个煤取代成新的能源，技术上做都做不到，不知道，而且又牵扯了多少钱？嗯，现在的社会你知道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说。 不管你上面怎么顶端设计了，怎么改革了，怎么闹什么，你别动到我的利益，对对不对？你要我争，那我能得到最好，得不到也没关系。但是我已经有的东西，你要给我夺夺掉了，哇！中国人，我觉得现在是做不到的。偶然少放几个鞭炮可以。那么就所以说，这个雾霾，我们既然要适应长期的跟它共存嘛，就这么严重。呃，不。 很难讲，比如说，我记得九十年代头的时候，洛杉矶的雾霾还是很严重。嗯。呃，那个时候洛杉矶的天气不比北京好很多的，就你看那么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但那时候的雾霾其实也很严重。但到后来解决的方法呢，其实就双管齐下，一个就像徐老师刚才讲的，对燃油的这个标准的提升。嗯。还有呢，汽车里边都装了一个净化器，所有的汽车规定。 就是说，它保证这个油充分燃烧，嗯，它有那个东西，它立法，这个其实牵涉到整个汽车工业的一个一个利益集团。是，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改善这个交通堵塞，嗯，交通堵塞，比如说所有的那种卡铺那种车道越来越多，对对。那么开始，洛杉矶本来就不是一个适合公共交通的地方，但是它也开始多建一些室内的铁道啊、轻轨啊什么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将来的中国也要走这条路，你就是你你如果我们所有的大城镇，都继续用现在这种比较粗放的私家汽车为主的交通方式的话，我们不可能改善。的。你知道这个西方有一个调查很有趣，就是说呀，使用那个油气混合。 嗯，你知道就是油气混合的车，那个就算节能，就是现在就是少污染是一个方向嘛。但是呢，他们的统计发现呢，就是使用这个油气混合的这个车，嗯，这个平均呢。 闯红灯啊，违反交通规则啊，是一般车辆的，比一般车辆高百分之二十四。对，一定是这样。然后这个教授呢，那德国人很幽默，一定是他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说啊，估计啊，这些人他就自以为很道德，所以开车的时候就趾高气扬一些。 <laughs> 对，但真的。咱们记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埃文呢？其实很正常，就等于有些不抽烟的人啊，他喝酒喝得很厉害。 嗯，就他有有人是这样子，你只要一方面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道德事，有些事情做对了，对，你比较容易在别的方面放纵。这就叫道德优越感。对，是。的开的是油气混合，闯一红灯怎么了？尤其在环保问题上，这种现在越来越多人发现，呃，假如一个人开的是环保车，他会在别的方面犯错误。 <laughs> 假如一个人他平常比如说他呃很小心的环保，不用塑料袋，不用怎么样。 他也许开车就开的比谁都多，开的比谁都猛，他不怕排废气了。他为了我补偿了嘛？我见过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呢。你一方面啊，就是所以我就老说，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啊，就是您是好人，但是不等于啊，别人就是坏人，你知道吗？有些人真是这样，就是他自己特别好的时候，特别道德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经常脾气不好，你知道吗？对人不太友善，你知道吗？动不动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你看我从来都不吃肉，你看我也不抽烟，你看我也不怎么怎么着。 你知道吗？他有时候从来不吃肉，吃蔬菜，开车开环保车，但同性恋比例比较高。我不是说同性恋不好啊，就是他们追求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就大。不过我对雾霾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好悲观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长期以来有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说天灾跟人祸，这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发生啊，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讲得很严重。 现在这个东西就是最麻烦，就是说雾霾，它又是天灾又是人祸，嗯，对不对？你不能说它纯粹是一个自然原因，有有有社会人类的原因，但又不纯粹是一个社会人类的原因，它有很多是跟地理环境啊什么。你知道这里边还有一个麻烦是，洛杉矶出现了很大空气不好以后，很多人都看到洛杉矶是个盆地。 嗯，对，周围都是山，对不对？你站在这个山上，北慕大上面往下一看，这个像一个锅子一样。从那个时候发生呃发现以后，洛杉矶的人口就不怎么再增长，这个城市的规模受限制。可是北京不会啊，你看大家还是奔北京去，房价贵几倍，所以谁肯离开北京啊？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啊，根儿还是人多。 这是跟所有国家都是一点。